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二十六集。首领一直忙到天亮，这个夜晚对于青山村来说注定难忘。先是所有人都被奇异的迷雾撂倒，险些被魔族屠村。 之后，首领得知这一切的起因，竟然是魔神要经过他们村子，所以才来清场。所有人都被吓得不轻啊，没有人敢出门一探究竟，他们躲在屋子里，徒劳地等着命运到来。首领心惊胆战地等了一晚上，外面电闪雷鸣，惊雷阵阵，天象明显异常。等到半夜的时候，地面忽然传来轰隆一声巨响，外面一座山塌了。 等到天亮时，青山村的人陆陆续续恢复正常。他们见一夜安静，太阳照常升起，终于忍不住纷纷出门来打探消息。昨夜魔神没来，是不是说明魔神不会再来了？众人莫衷一是，人心惶惶。直到过了很久，才终于有人注意到：“哎，借住在村子里的那对兄妹怎么不在了？他们不是出事了吧？” 这句话一出，把许多人吓了一跳。赵父不断在人群中寻找，目露迟疑：“不会吧？昨日我见他们时，他们还好好的。这兄妹俩既没有中迷药，身上本领也不低，应当不会出事才是啊！”众人议论纷纷。首领听到这些话，心情越来越沉重。一夜过去了，林青霄和洛寒并没有回来。 昨夜那么大的动静，是因为他们吗？他们现在还好吗？首领都不敢细想下去。众人七嘴八舌，谁都说服不了谁。这时候有人眼尖，忽然指着一个方向喊道：“哎，看啊，那不是他们吗？”首领惊讶，抬头望去。 见从青山村进山的小道上，几个熟悉的人影正缓步走来。首领看到最前面的那个人，瞳孔紧缩。西恒神，首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。他还在扎总角的时候，有幸见过西恒神一面，他以为这是自己毕生之幸。首领万万没想到，有生之年。 他竟然能第二次亲眼见到神迹，还是出了名神秘高冷的时间之神西恒。首领慌忙率领民众来迎接神灵，西恒看到，挥了挥手说：“我此行从简，不想麻烦你们那些繁文缛节，都别讲究了，赶紧先给他看伤。”西恒发话，首领不敢不从，首领应了一声，看向林清霄。眉毛不由自主的皱起。 你怎么又受伤了？林青霄听到，叹气道：“是我大意，又给首领添麻烦了。”“不麻烦，不麻烦。”首领说：“你们昨夜对青山村有大恩，能帮到你们是我的荣幸。我就是看着心疼，好好的年轻人怎么总是受伤？”洛寒点头，深有同感。西恒不喜欢人多。 兼知林青霄胳膊上还有伤，首领没时间啰嗦，他将洛寒几人带到院子里，随手用力关门，将一众好奇的人全部关在门外。首领赶走闲杂人等后，表情严肃的说：“能给我看一下伤口吗？”林青霄犹豫了一下，才挽起袖子，将伤口袒露在众人眼前。先前有衣服阻挡，看不出伤势，直到拉开袖子。 洛寒在看到伤口的真容，那道伤痕又深又长，横亘在林青霄的小臂上。伤口边缘还缭绕着黑色魔气，这些魔气不断撕裂破坏伤口，看着触目惊心。他其余地方的皮肤白净无瑕，宛如瓷器。强烈的对比下，这道狰狞的伤口就像瓷器上的裂痕，尤其扎眼。 鹿晗没想到伤口竟然这样严重，他都怔了一下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这么深的伤口，你还说不严重？林清霄说：“确实不严重，只是因为伤口上有魔气，一时没法止血，所以看起来才有些吓人。其实很快就好了。”首领这种见惯战场伤员的人听到都直啧舌，他也不废话，立即站起身说：“治外伤的药都是现成的，我这就去取来。” 青山村常年和魔族交战，有些时候伤的严重了，也会像林青霄现在这样无法止血。幸好首领为了以防万一，一直备有全套药材，正巧今日用到了。首领把药品拿出来说：“这是去除魔气的，这是解毒的，这是治疗伤口的。林郎君，你把袖子拉高一点，我先给你上药。” 首领拿着药瓶靠近林青霄的时候，林青霄很明显的往旁边避了一下，首领愣住。洛寒见状说：“他不喜欢和别人有肢体接触，首领把药给我吧，我来给他上药。”这话听着没什么问题，但是细想却不太对。不喜欢和别人有身体接触，但是洛寒上药就可以。首领默默把药递给洛寒。 西恒在心中感叹：“人老了，果然跟不上时代呀。现在的小年轻这么热情。”首领和西恒心照不宣，站起来说：“你们在屋里上药吧，我们到外面看看。”洛寒都来不及说什么，屋子里就空了。人少了也好。洛寒对林青霄说：“把袖子拉开，你的伤不能再拖了。”林青霄看了洛寒一眼。 最终听话的将衣服拉起。洛寒拿着驱除魔气的药水，小心翼翼往林青霄伤口边缘擦拭。疼吗？你要疼的话就和我说。我第一次给人上药，可能拿不准轻重。嗯。林青霄应了一声。实际上他知道他是不会说的。洛寒怕自己没轻没重弄疼了他，凑得极近。 呼吸缓慢的扑打在林青霄的胳膊上，林青霄有些不适应的动了动，他才刚动就被洛寒一把按住，不许动。洛寒的手按在林青霄胳膊上，没有衣服的阻隔，林青霄能清晰的感受到他指尖的温度。他的手指又细又软，和他自己的完全不同。除了绝灵深渊那次，林青霄再未和人有过直接的肢体接触。 这种感觉几乎让他无所适从。绝灵深渊时也是如此，他脱力倒地，身体因为灵力不支，短暂的化为龙尾。他其实只是一时气血不济而已，神志依然清醒。结果洛寒以为他昏迷了，还妄图要把他搬到一个平整的地方。那时候洛寒的手碰到了他的龙尾，林青霄吓了一跳，本能的抽出龙尾。 自那次后，洛寒知道他很不喜欢和人接触，就一直和他保持着距离。林清霄也以为自己完全接受不了触碰其他人，但是现在他完全清醒，行动力健全，只是胳膊上划了一道小伤罢了，竟然交由别人为他包扎。林清霄自己都在奇怪他怎么了。 他发现，如果这个人是洛寒，肢体接触的感觉似乎没有他想象的那样排斥。洛寒手指温润细腻，按在他胳膊上时，那一块仿佛都温暖起来。他擦药的动作很轻，像羽毛一般轻轻拂过，若有若无。蹭在伤口边缘时，带来难言的麻意和痒意。洛寒用药水清理了林青霄的伤口。 伤口上缠绕的魔气明显变淡了很多。洛寒随后去拿凝血的药粉，他打开瓶塞说：“凝血的药粉药性很烈，撒到伤口上可能会疼。”林清霄从争冲中回过神，摇头说：“无妨。”洛寒尽量放轻动作，他知道就算自己手中弄疼了伤口，林清霄也不会说，他只能尽力避免。 洛寒撒上药粉，拿起旁边的白布，小心翼翼缠到伤口上。林青霄为了配合他，手臂微微抬起，稳稳停在半空。这个姿势没法借力，但是林青霄的胳膊极稳。洛寒绕来绕去，他的手臂动都不动一下。缠绷带时难免会碰到其他地方，洛寒发现林青霄果真是天生体寒。 不只是手，身体其他部位也比正常人体温低。他的胳膊修长白皙，凉意内蕴，摸上去越发像玉质。洛寒包扎好伤口，把其他几道药物一一上齐全，终于大功告成。好了。林清霄从些微的晃神中回神，说：“多谢。”他说完后，看到洛寒在给他整理衣袖，下意识说。 我来吧，不用不用。洛寒把林青霄的袖子慢慢放下来，然后学着他平时的样子，将边缘打理整齐。这就好了。他们两人收拾妥当，从屋里出来，看到首领和西恒对坐在院子中，正在谈论什么。听到他们的声音，西恒回头笑道：“你们总算好了。”林青霄很不喜欢麻烦别人。 这次因为他的事儿耽搁大家这么多时间，他心中十分过意不去。多谢西恒神，多谢首领，有劳诸位等我。你受了伤，本来就该停下来包扎伤口。首领跟着站起身说：“别人是损人利己，你倒好，总是为了别人挤压自己的空间。幸好有你妹妹在，你们兄妹在一块儿正好互补。” 洛寒一听就知道首领误会了，连忙澄清：“首领，你想多了，我们是兄妹。”首领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们：“兄妹怎么了？兄妹也可以成婚啊！”洛寒和林清霄一齐震惊。首领看到他们的表现，稀奇道：“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我记得龙族很喜欢兄妹成婚，你们为什么这么惊讶？” 洛寒瞪大眼睛，惊讶的看向林青霄，猝不及防吃到一个大瓜。林青霄接连受到冲击，他看到洛寒的眼神，连忙自证，没有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